锵锵三人行，佳慧兄啊，嗯、刚从日本回来，这次就找了小三儿，就得到日本去， <laughs> 不能在中国转是吗？我是三人行嘛，我老婆女儿， <laughs> 所以真的是，我是他们之间的小三。啊，因为我看到我太太跟她女儿啊非常亲密的姐妹，她两个人讲话，每次我都插不进话的。真的？对，晚上我日本很贵嘛，酒店我们住一个房间，然后是呃两张床，一张大床。 那我跟大床是就是你太太睡吗？那要抢啊！我女儿要女儿跟太太睡，我要抢啊！要贿赂我女儿啊！要给她钱啊！ <laughs> 能不能给我妈妈睡？没有，不是给 <laughs> 给我，给我陪你妈妈睡，然后给她一千块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只要世界上从出现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时候。 问题精彩就开始， <laughs> 就连我们之间也有。我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但是你听了可能会感到高兴。又听，因为昨天在录像的时候，我又把人家伟杰叫成又听。 <laughs> <laughs> 伟杰反应怎么样啊？伟杰反应怎么样？伟杰的反应 <laughs> <laughs> 不是，我已经向伟杰表决心了。为什么我要特别跟你说呢？就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一定要把你叫成伟杰。因为因为我曾经教过伟杰嘛，假如再发生这种事，拍桌子就走。不是这个对女人，我后来想起来，我觉得很对不起伟杰啊，这会是相当大的伤害吧？如果你明明对着说看那你对他来说有多重要喽？ 我对他很重要。 <laughs> 你知道，常常也有人会常说： <laughs> “哎，我在凤凰卫视看到你，你今天工作没有？我现在下班了，因为你知道新闻是及时的。如果你现在看到我，就是表你觉得现在看到我的表示我应该要在工作，但没有，我是下班的。所以我就说你一定认错人了。但是如果这个对方对我来说就是很普通的朋友，我就然后。所以你看，Who care？其实只有三人行才有戏。所以在说今天的话题之前，首先我作为这个反小三协会的发言人啊。 <laughs> 你也是反小三儿，我才是反小三协会发言人，对对对，会长。 <laughs> 但是我这个反小三协会跟你那个是对立的。对，我这个组织啊是反对用小三儿、什么鸡呀或者是一切不尊重的贬义的称呼去侮辱妇女。哎，我是这个协会的，当然你是真的反小三儿。 <laughs> 可是又婷，我昨天还跟我这朋友聊天儿，我跟你说啊，都说什么反小三儿，都在这道德讲这个讲那个。可是你想想，古往今来。 如果没有这些事儿，诗歌也没有了，小说也没有了， <laughs> 戏剧也没有了。你你想过没有？人类这么多的这个马老师这一辈子都没有小三，目前创作源源不断。没有他交代出来的， <laughs> 是灵感依然有，所以不要拿这个当借口。你不要，你没看过他的书，他有那个意淫的小三儿， <laughs> 那也没关系，只要不要道德上就是。 那天我这个碰见一个一个谁啊？因为季羡林老先生这个弟子有非常多嘛，其中我碰见他一个弟子，我们还在聊天儿，呃，他就说啊，他说我觉得这人呐，像我们这岁数要还能保持状态好，就得要这个性。你看性命性命，有性才有命啊。他这个。 很重要，性才命前头啊！ <laughs> 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您的老师这个季羡林先生，人一辈子不是，甚至是好像听说跟太太还不是很和睦，都不一块睡，一辈子也活九十多。”他说：“哎，你不知道，你知道季羡林，正是他那个儿子写的文章里头披露过，季羡林当年在德国的时候啊，有爱上过一个洋学生，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呢，呃，也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季羡林，反正终生未嫁，一辈子终生未嫁。” 然后季羡林跟他太太好像不是很能沟通，他就说：“你看，憋，你哪怕就是没有没有完成的性，也行。它是你的一种生命，它是生命力，有性才有命。”那是几十年前，你说他留学的时候，后来他。 留学回国之后好像没有什么绯闻嘛，可是我告诉你啊，那我刚听你那个说的那个人讲的话哈，我觉得读书人真好哈，总是什么都可以那个引经据典来乱讲，性命性命。可是说呃他不一定是憋住哈，他是什么样有宣有发泄的其他地方，他做学问还有写文章。季羡林说他写很多文章，除了学术文章啊，我们都看不懂的哈，另外写散文一辈子要写。 季先生说：“我每天不写了，好像没吃饭一样，不舒服。没错，那我感觉有一点像手淫嘛，就是那那那么总要有个地方把他的精神、把他的荷尔蒙提起来。没错，你要找那个地方。没错，这这个那是在季先生这个他是这个什么？” 精啊，是精液啊。对，有些人写文章那就叫撒尿啊，你。纪纪先生，季先生，来， <laughs> 要讲撒尿，谢精好不好？ <laughs> <laughs> 泄精，泄精，泄谢精。你，我们说射，你是泄，是射这身体条件的不一样。就我就说，哎呀，真是老男人。结局都一样，结局都要把它弄上去，就是 e m b a r r a s s r s e 就是就是已经让你们自己难为情，你知道，只能在嘴巴讲的人越来越对对。 没错，要可怜。是是，有些批评批评的很对。我们不要说这些，我们还是要说正经的。今天我们本来要讲一个很严肃的话题，就是最近啊， <laughs> 这个有一个被辱骂成为小三儿的这么一个女性，她呢跟一个导演，她是一个导演的女朋友，但是这个导演呢也有老婆有孩子，但是呢。 在香港看电影的时候被拍了，嗯，正是我们常去看电影的。小心哦， <laughs> 我们想说，我原来那边有狗仔，对不对？拍了，然后哎，我跟你说，那天我跟一群朋友聊天，我发现真正的后现代，什么叫后现代？我因为呢，就是知道有这个事情，我才不聊这个事情呢。我跟他们讲的是另一件事情，就是说，呃，前几天、上一周，香港，你知道吗？我在报纸上看到。 跟警方搏火一个五十岁的，早年从一九八零年从湖南来到香港的一个男的，现在知道他叫李德仁是吧？好家伙，梆梆梆几枪，先把邻居打死了，打死了警察飞虎队全来了，就在那窗口。然后呢，所以他们过去说湖南人非常悍勇啊， <laughs> 拿着枪抓着圈栏杆，你看那照片，你看那个那个照片，顶着自己脑袋，也不知道跟警察在叫什么，你看还面露微笑。最后这警方啊，是往里，你再看下一张。 哎，这这这，待会儿再看。这个是他的，现在据说是他的女儿，这个李月彤，你知道吗？就是我讲是什么意思呢？就警察进去之后，这个人已经自杀了，开枪自杀。好，我们又知道那个导演和他这个女朋友和这个李月彤的这个这个新闻嘛？然后那天我就听人讲，哎，旁边突然一个女孩子说，说你说的这个男的，就是那个李月彤他爸爸。 哎呦，听得我我说不可能，怎么可能呢？我说你一定记错了。最后我一看报纸，哎，今天真的是头版和娱乐版连一块儿去了。嗯嗯，我他们说就说庄文强编剧都编不出这样的剧本来。 有没有人说这是为什么？到这我看过一个，就是刚开始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看到的消息是说，呃，为什么他会突然之间就就去杀了那个邻居，还有就自杀？他说主要原因是因为那个他听到这个邻居一直说他女儿的坏话，因为他女儿不是上了好几天的头条嘛，所以呢，就是呃，就是变成全程攻就是踏伐的小三，所以他们就好像听到邻居就一直骂他女儿，就是，但是可能邻居并不知道他是他女儿，或者是说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他就是在讲了他们他女儿最近这个小三的事情，所以他就一时之间就是。 怒了这样子，然后就家里有枪，用这种方式，就是猜测吧，这是猜测吧。但是我就在想说，那如果真的是因为这样的话，那表示说这个媒体有一份责任，我们就每天把这些小三的事情变成报纸头版。 然后你到最后就是，你知道，让一个， <laughs> 就让这个受家庭本身变成受害者，因为他每天被你们这样子的有聊留言啊、谣言啊困扰的不得了，所以到最后他变成，这是比较激进的方式。但是，可是这是这是谣言了。可是又婷讲到责任，你可以这样看嘛？假如这是真的，那当然就是无意之中，因为因为媒体的责任就是报道嘛，是啊。 最大的责任是报道，所以他没办法兼顾这个。可是他这样报道的话，虽然你说不讲那个事情哈，就是被拍到什么去拍拖哈，要看电影还是要讲，还是有他的责任面，就是说好的那方面。为什么呢？那个事情啊，我每次看到都非常高兴的被狗仔队拍到哈，因为每一次看别人被拍到了，我们其实可以学到技巧。小 <laughs> 哦，比方说那个导演啊，本身长得很高的。 你很高，坦白讲，你这个平常看过去不太起眼的话，没关系嘛，对不对？你嚣张一点，抱抱捏捏捏都没关系。他很高的一米八多啊，好像熊一样，好像哥斯拉一样一样。你站站在那边一定看到他，那你怎么可能那么嚣张带着一个女朋友出来？这是第一个，你要考量自己长眼度、眼球啊。呃，假如你是高的，我估计他主要是没把自己当成名人。 那他觉他是个导演嘛，他老觉得他可能没人认得他。我觉得是你爱到一个地步了，以后你会忘记。哎，你小心小心每一天，你不可能小心一辈子。哎呀，又停了，没错。你最后一天会有失神的时候，没错。而且女生嘴就嘟上来了，你怎么可能当下拒绝他？ <laughs> 你说的太好了，又对呀，这这一秒钟亲一下，我怎么那么刚好被你拍到？我今天就亲了一秒。 我哎，这女生，如果你不亲，你今天当场觉得哎，现在在外面不要烦。我想进电影院，你你这电影也别看了，那女生就生气跟你烦闹。我还要花两个小时，没错，就赌一秒，就这次没赌对。你知道那天我去看电影，都把我吓坏了。 <laughs> 你就是哎，你电影院里头说你就是黑着灯进去哈，哎，我没跟人去啊，我一幸亏我一个人去的， <laughs> 我一个人去。好，我就在这看电影，电影散场了，我走了。 我就要起身走，我身边那个人说：“哎，窦先生你好， <laughs> 吓死人了。”说说我刚才没有打搅你，什么什么能，不能人家也很有礼礼貌，对对对能不能给我签个字或者？但是我想啊，这家伙你知道吗？他一直坐在旁边，眼睛都没斜一下，这么样的尊重我，是 <laughs> 这样。对，你不觉得有被人家跟或者是被偷看的感觉？但是他就其实认出你了，对不对？没错， <laughs> 咱们旗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哎，佳慧还有很多教训。那个，我刚说到那个导演那么高，你要衡量自己抢眼球的程度嘛。抢眼球的程度高，你就不能做这种事哈，或者说要小心一点。第二个呢，你真的这样偷吃啊，带出门啊，你一定要不能叫他怎么讲呢？要那个女方啊，甲方乙方哈，叫乙方要穿的低调一点。 绝对不可以容许她穿个迷你裙，那个女的也很高啊，她当 model 的嘛，对，不能这样的，一定要全黑的，一定要你黑啊，最好戴一个帽子，这样。第第三个，你一定。但是那更引人注意。 <laughs> 不，还要加上有配套的。第一个要前后脚，这样分步走。你如像，比方说看电影啊，好，你先进去，灯关了我才进来。为什么呢？刚文涛说看电影的事情啊，电影院是非常高维的地方。 不仅是好多人可以看到你，还有怎么样呢？假如你被看到之后呢，你跑不了。你一坐在那边，你走不了嘛。你去吃饭、喝茶、逛街，你可以转身就走嘛。群众包围了你，你是一步也挪不动。对呀，所以你那个那个是有很多的程序你要注意的，你知道吗？但是这个，我觉得又婷要不说真是过来人，你。 <laughs> 你很懂感情，我太懂男人。不是，你知道我太懂明星了。我因为 <laughs> 我跟他们有一些交往，哎，其实这样一说吧，变成好像我又为名人说话，对吧？但是呢，他们也是人，真的。我有时候就觉得，哎，你要把人逼到什么程度？ 对，他说你们要谨言慎行哈。可是他有一样，我为什么我说你就是懂得爱情的人？你知道吗？你比如说有的那个，你像你像有有有有有导演，你听说过那个恋爱谈的那叫一个惨呐！你知道，就说做他的女朋友，每次进小区啊，都要拿军大衣 <laughs> 在后座盖盖住三天三夜，在他家里就吃方便面呢。这就是爱爱大大导演的代价， <laughs> 就吃方便面，不敢出去吃饭。哦，你知道？ 有的明星跟我讲说，按说就说你们为什么要出去呢？哎，这就是可以跟徐志摩研讨的一个问题。我发现呢，恋爱这件事儿啊，它是让人呐心旷神怡的，它是发散的。两个人为了安全永远不出门，只要你们俩是真心恋爱哈，我跟你说几乎不可能的。对呀，你们就就得想出去，哪怕是去外国，你们你们你想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好像恋爱天生需要出去。 是吧？而且这一出去，你说，哎，你们不要手拉手，但是又违违反了人性。这个两个热恋当中的人呐，他哪怕是偷偷摸摸，但是你知道，偷偷摸摸当中，他碰一下手啊，他都觉得甜。你那个东西，所以我有时候觉得你要把他们管成什么样？ <laughs> 他们现在，我觉得现在这这叫你别做吗？就别这么做。就别做。没有，他做了也没什么后果。 据说，呢，就我觉得这种事情永远是这样的嘛，哈。你假如单身的话，更没后果。你不单身的话，你只要对你太太那边，或者说，对女的话对男方那边负责就行了吧。你你就做嘛，只要对方你能够有个我们不知道的，他们互相的理解、包容也好，原谅也好等等。 你就做啊，可以熊鱼与熊掌啊，而且你这个反小三协会啊，我觉得我觉得对谁说话吗？ <laughs> 不是，我我觉得对啊，我就没有我说你跟那个协会是吧？我是反小三污名化协会，他是真的反小三协会。那我要抗议一下，因为你刚说的时候，你说我反对用小三这种名字来侮辱妇女是吧？嗯，哎，小三不一定是妇女啊，小三可以是男的。 我就好想当个小三，那叫小王，啊叫小啊叫小王啊，叫小王。咱们香港，啊，中央是李来一招了那我要成立一个李叔是吗？我要成立一个反 <laughs> 反小王、污名化 <laughs> 化学协会。我我好想当下小三呢，每天跟我老婆说，哎，你找个男的， <laughs> 让我有那种嫉妒、很吃醋的、很那个那个那种感觉，我觉得很好的。那这个理据怎么样？小王协会会长跟你说，这算平等吗？ 就是平等什么？就是男的也可以当小王，那我一样反呢。哦，你不在反小三， <laughs> 我当然反小王，我当然反。我就说现在是自由恋爱的时间，就是说，但是这个社会规范下。 你如果想玩，那就没有定下来，你就是去玩你的。然后这个就反正就跟着道德、跟着这个秩序走。但是我说，我现在越能越能够理解，就是为什么会有小三、小王的出现，就是因为我说了，就是他们为什么会藏不住嘛。这件事情很公开啊，不是一出来以后就说啊，其实电影圈早就知道了。所以你们两个会忘记这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我越来越，我旁边也有朋友是小三、小王，或者是他们被遭受到这种事。我觉得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自己会骗自己。 你会自己先把自己的行为所有都合理化，刚开始都会说我们只是朋友，没有，我只是照顾她一下，就个小妹妹，我只是伸出援手，她很需要我帮助。而且我发觉所有已婚男子会出轨的唯一一个最大的原因，我我感觉得到，就是他被需要。哎，就是我现在觉得有种矛盾，就说现在不都说对。 现在女生不是都被鼓励说你要就是自自自立自强，就是不管你是不是结婚，你要有自己的事业，或者是说你不能只是卖给这个婚姻啊什么的。但是当你能力越来越强，或像我们这样，就是你可以自己赚钱，根本不需要男人的时候，男人在你旁边他会觉得自己很没有用，他就觉得我好像帮助不了你的时候。可是如果突然有一只小绵羊出现， 什么时候豆哥哥？你说好棒！你怎么讲一句话这么好笑？ <laughs> 嗯，你就被捧捧捧就觉得哪有说话这么甜的？对，没有这么甜的， <laughs> 那都是豆哥哥送钱呢， <laughs> 送送送当然刚开始都是用这个方式，就是说你可以陪我去干嘛？我都在香港人生地不熟，你穿外穿衣服好有品味哦，这衣服哪里买？陪我去啊，这么贵我买不起了，算了算了，我要认真工作。豆哥哥想说不行，小妹妹照顾一下，这件衣服就买下去了。第一天买一件，明天就买两件，后天就不一。 一样的嘛，所以刚开始这种互助合作社有什么不对呢？ <laughs> 那你有个老婆在家，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你有个女朋友的话，你要先把外外 <laughs> 老婆都原谅了。哎，这是我认为最大的一个问题。 <laughs> 你知道，背负着那么沉重的压力，妻子或者一个两个妻子，她选择了说我们还要继续过下去。这个本身呢，你如果是个善良和慈悲的人呢，你就应该深入的去体会。 去琢磨为什么人家会这样，所以我认为很多人骨子里是幸灾乐祸。你我认为道德的人，我认为他最基本的一个底线呢，他是心软的，他是善良的，他是体会别人的。那么，哎，就像你身边的朋友，如果有一个这样的情况，人家的太太，你们这帮人飞短流长，人家太太都说我们维持我们的关系更重要啊，谢谢你们，你们就别再说了。 那你还在这样的时候，你知道身边的朋友我见过太多了，你知道吗？一脸同情，一肚子幸灾乐祸，恨不能你多告诉他一点你们的事儿，假装还在安慰你，多讨厌的这种人。咱们先去点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比较佩服家辉这样的人，是吧？就是自己没有找。 但是呢，对别人找，予以 <laughs> 宽容和理解， <laughs> 而且还 <laughs> 鼓励别人找，的是这个人格，这个人格。文涛让我想起肖伯纳哈，因为每次肖伯纳肖肖肖伯纳那肖伯纳啊肖伯纳，因为他每次演讲啊，之前总有人表扬他嘛，介绍他哈，他总是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总是觉得别人表扬他不够哈，我要自我表扬一下。像你说我那个这还还还能够接受别人找哈，我不。 接受的，我还帮助的，帮助。比方说，你要约他看电影，我说好吧，我来掩护，对吧？我要那个，你假装打给我，或者我假装打给你，在你的那个女朋友、老婆、妈妈面前，我打给你啊，就是说，哎，我跟你约出外哈，然后其实呢，你用了我的名字，你去跟你小三约会哈。我经常干这种事的，帮朋友的，所以我是那个。可是佳慧，你有那个女儿啊，你都没有想说，那如果你女儿以后。 碰到这种事情，你真的是会，就像你看李心的爸爸，他不是说，我可以跟我女儿一样，就原谅你一次，原谅你两次，原谅你最后三次。 <laughs> 他给那个 <laughs> 导演的那个限次数只有三次，是吗？对，他是这样跟媒体讲，就说他当初第一次的时候跟我讲说不会有第二次，现在有了第二次以后，他说不会有第三次。 我就相信他不会有第三次， <laughs> 这是李爸爸说的，那我说你身为爸爸，就是你女儿以后，你难道如果因为你你现在没关系啊，我现在回答你，要听我回答你，不管是对我女儿对别人的女儿，我都一样的，对别人的儿子是说，告诉他关于爱情关关于婚姻只有几个问题，你要好好考虑，第一个你到底要的是什么，嗯，第二个你愿意付出什么或者说承受什么。 第三个问题，你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每个人不一样嘛，条件嘛。你想通了这三个问题呢，你就路是自己选择的。怎么样呢？怎么说呢？比方说我是女的，我要我知道自己要什么，我要的就是窦文涛这种男人，或者说要的是徐子东这种男人、梁文道这种男人。OK，我就是要他，要这种人啊。第二个，我愿意付出什么啊？假如他全部是我的最好，他不是我的，我要他十分之一、五分之一、二分之一也好。 OK，不能这么教女儿，十分之一太少，了， <laughs> 至少要十分之五嘛。哎，没有，太谦卑了。我所以，我刚说要百分之百就好，要不到只要十分之一也很好。我打个很不好听的比喻哈，比方说你去你开一家牛肉卖牛肉面的店哈，台湾牛肉面很好吃啊，那不。 不会，只会你这个感觉好吃啊，别人也会感觉好吃啊。对呀，别人来分吃啊，可是别人分吃不表示那个牛肉面就变不好吃了，我就吃得到。还有我最不能承受什么，不能承受。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启示录》。所以你想通这三个问题。